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三十一集。洛涵由衷觉得，人一定要多交朋友、多说话，一个人闷太久了就会憋成变态，比如林清宵这样。 此刻藏书阁空空荡荡，高大的书架整整齐齐排在屋阁中，阳光从树窗中射入，被割成一道道细长的光束，其中有细微的灰尘缓慢漂浮。洛寒抱着赌气的心态翻开书册，他心想：“哎，不就是书吗？哪个世界的书不是书？真当我看不懂吗？”洛寒认真的看了一会儿。 渐渐对自己产生怀疑，修仙界的书和现代的书还真不一样。先不说字体和排版，光是这些“道非道天非天”的理论，他就不是很懂。洛寒努力学习了许久，绝望地发现他还停留在隐语。藏书阁的桌椅肃穆端重，他在扶椅上坐了许久，渐渐开始腰酸背痛。洛寒从正坐换成斜倚着。 坐了一会儿还是难受，换了个方向，半躺着。林青霄最开始不动如山，后来洛寒拧过来拧过去，他虽然微微皱眉，但依然能沉住气，直到洛寒变成了趴着，林青霄的强迫症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他抬头，弹了道灵力落在洛寒身上，洛寒惊讶抬头，见林青霄严肃地望着他，坐好。 连坐姿都要管，洛寒慢吞吞地爬起来，瘫在椅背上，支着下巴翻书。这里有灵气，又不会把眼睛看坏。不是眼睛的问题，林清霄无奈说道：“是学严谨，看书的态度要端正。”洛寒点点头，一看就没听进去。他翻了几页，发现全是一些玄而又玄，他完全看不懂的辩证理论。 百无聊赖的打了个哈欠，林青霄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无奈的问：“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”唉，我累了。林青霄平静的等着他的后话。所以，我想玩平板。他就知道，林青霄本来是不同意的。他应该看完一卷后再休息，实在不行也得看完一节。现在他才翻了两页，连引论都没有学完就想休息。 不行，林青晓铁面无私说道：“你还没有完成你的计划，先看完引论。”洛寒蔫巴巴的瘫在宽大的座椅上，他盯了一会儿，自暴自弃的打了个哈欠，索性歪歪扭扭的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。林青晓看他那个坐姿就难受，但是男女授受不亲，他不好直接把他扶正，只能忍着内心的不舒服耗着。 过了一会儿，林清霄微微叹了口气：“ <sighs> 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”洛寒很快就爬了起来，点开自己的镯子，愉快的冲浪。彼此一个强迫症实在是太简单了。洛寒愉悦的调出天道页面，手指熟练的滑动。一天了，让他来操心一下六界大事。洛寒先是切入人界，拉出一条人口曲线。 仔细观察人族的出生率。六界中虽然仙魔的存在感强烈，可毕竟人族才是数量最多的种族，这才是洛涵的基本盘。洛涵点进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的国度，发现这些人类王国不是在打仗，就是在闹天灾。他放大各项数据看，确定并非妖邪作祟，而是正常的更替兴衰后就不再关注了。他是天道。 大公无私，至公也至无情。所有生灵在他眼里都是等价的，仙魔、人类以至牲畜、草木，在他眼里都一样。他不会插手人类的生老病死，也不会插手一个王朝的历史更迭。在没有外力的迫害下，所有生灵的兴衰荣辱都和洛寒没有关系。这是物竞天择，这是适者生存。 确定了他的大本营没有问题后，洛寒又去关注了仙界的环境问题。仙界崇尚修炼，从外界获取灵草灵药来帮助自己修行没有问题，但是凡事都有个度，一旦开采过度，这些洞天福地就得关闭了。从人口老龄化到环境保护，最后洛涵还要操心一下妖族几位妖王的情感问题。有几位妖王始终没有孩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是他们不想生，还是生不出来？洛涵把六界依次翻了一遍后，欣慰地想：“很好，今天天下太平，六界无大事，又是和平的一天呐。”确定没有突发危机后，洛涵开始做自己的日常任务。他每天都要收到许多祈愿，这就和凡间帝王的奏折一样，不批复吧，会错失很多消息；批复吧， 又真的有很多，您吃了吗？这样的垃圾信息。洛涵不情不愿的点开祈福界面，差点被不间断刷屏的消息闪瞎。他无奈的叹了口气，打开筛选器，先筛选国家级别的。第一条是一个祭司在占卜，他们王国的主君即将出征，祭司向上天占卜吉凶。洛涵投了个凶。别打了。 好好种地，好好增加人口，比什么都强。第二条是有国家在祈雨。洛涵调出地图看了眼，那个国家上空已经聚集起云团，看风速，再有五天就能飘到他们王都，已经没事儿了。洛涵果断把这条勾除。第三条是个老皇帝在祈求长生。洛涵调出他的执政数据，一看，屁政绩没有，还想长生？ 上天拒绝了你，并且还想骂你。洛寒又飞快地过了几条，鸡灵狗碎什么都有，甚至还有皇帝在天坛祈祷，询问上天他应该立皇长子的母亲为后，还是立心爱的贵妃为后。啊呸！这种问题还来问我，天道很忙的，你知道吗？洛寒刷完国家宗庙级别的祈愿后，一颗年轻的心已经累了，他生无可恋地扩大了筛选范围，看民间的愿望。 那一瞬间，洛寒险些被金灿灿的求财愿望闪瞎了。相比于奇形怪状的狗皇帝，民间的愿望实在淳朴了很多。百分之七十是求财，百分之二十是求子，还有百分之十是求姻缘。求财是金色的，求子是红色的，求姻缘是粉色的，倒是很好分辨。洛寒把金色的消息勾选为一件已读。 求子的酌情看，求姻缘的当八卦看。洛涵机械地阅读着各式各样的求子信息，时不时点个同意，男女随机。洛涵一时间简直纳了闷了：莫非我穿越后的身份其实是素子观音其中有个地主家的大太太，她刚刚丢弃了自己才出生的女儿，反而撑着病弱的身体在佛堂虔诚地祈祷。 上天保佑，神佛开恩，让我赶快生个儿子吧。天地有灵，若是哪位游灵听到，愿意投胎到我的肚子里，我们家万贯家财都是你的。不过，一定要是男孩。若是再来女儿，外边那个就是你的下场。 洛寒看着都气笑了。 <laughs> 行，这么想生儿子，我满足你。洛寒从冥界找了个三世孽报的投胎人，安排到地主太太肚子里。这个鬼生前是个采花贼，残害了三个无辜女子，就要还三世孽报。他注定三生三世颠沛流离，受尽苦楚，以赎还前世的罪孽。地主太太抛弃女婴，虽然没有直接杀害。 但也是造下了杀孽，安排一个注定败家害人、拖累父母的孽子投胎到地主太太身上，也是以报还以报。洛寒去看被地主太太抛弃的那个女婴，唉，幸好她已经被人捡回去了，并没有冻死街头。洛寒手指滑动，眼前立刻浮现出女婴的现状。收养了女婴的那户人家看着并不富裕，从万象镜中看。 他们家住着茅草屋，上面还有老人，下面还有三个孩子。女主人穿着蓝布衣服，一边骂丈夫给家里添乱，一边找面糊糊给小婴儿吃。洛寒悠悠叹气：“哎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这样的家庭本来糊口压力是很大的。可是他们看见被丢弃的孩子，还是不忍心让孩子冻死街头，依然咬咬牙捡回来养了。相比之下，” 这个女婴的亲生母亲可谓不称职之极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不行正道，上天也不会眷顾你。洛寒调低了地主一家的财运，而是将这些运气转嫁到女婴身上。女婴进了谁家的门，就会给哪一家带去福运。洛寒处理了几个类似案件后，心情不由低落。他看了下未读消息的数目。 绝望地发现，他处理的速度远没有新增的速度快。这不是意味着他的工作永远做不完？林青霄见他唉声叹气，脸上表情一会儿一个变，轻轻扣了扣桌子：“别玩了，时间到了。”“我不是玩。”洛涵大义凛然地反驳道：“我这是工作。”林青霄默默看他，眼神洞悉一切，却没有再问。 洛寒觉得这样也挺好，他可以自由玩他的平板林青霄不多问，也不多看，有时还默默替他掩饰。既然林青霄不说，那洛寒就不去深究他知道了什么。谁都不捅破这层窗户纸，倒也好。洛寒终究是新手，有时候仅凭一面之词，他没有办法判断真假。他时不时询问林青霄。 东临十六州楚国广平郡，是不是有一条河叫丹江？对，起源清青梧山，流经十个人类王国，是东临最重要的资源。洛寒点头又问：“如果从上游拦截，会导致下游无水可用吗？”林清霄依然头也没抬说：“会。丹江从青梧山起源，上游河道狭小且湍急，中下游逐渐放缓。” 东陵十六州唯有这一条河，又没有一个强大的朝廷统筹，众多小国经常为了水源起冲突。若在上游建坝，引导河流改道，下游确实会受到很大影响。哦，洛涵终于明白了，看来下游村民的祭词并没有说谎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